希特勒为什么要下达休指令呢？眼瞅着英法联军是到嘴边的肉了，这么干不会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吗？其实，这个关于希特勒下达休指令的这个原因呐，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希特勒的日记也没写这段儿，是吧？希特勒也没跟任何人提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因此呢，这个只能都是分析。分析起来呢，有这么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当然是军事上的因素了，就是德军西线作战开始之后，进攻的速度奇快，确实是打乱了这个英法联军作战的时间表，以至于被这个隆美尔俘虏的一位法国将军拍着隆美尔的肩膀说：“啊，说小伙子，你这么干。” 不行啊！你得慢着点儿啊！你别让那个我们抄了后路。这个法军的这个将军都跟隆美尔这么说，所以他不光是说呢，打乱了这个英法联军作战指挥的时间表，而且呢，他其实也打乱了德国人自己的作战指挥的时间表。德国人自己都没有想到啊，进攻这么快，得手这么容易，是吧？所以这个 A 集团军群的七个装甲师啊，就像一把钢刀一样，一下子。 就推向了这个布列塔尼半岛，直扑英吉利海峡，把这个法国境内的英法联军呢就割裂开来了。这样一来的话，无论是希特勒还是 A 集团军群司令隆德施泰特大将，都特别担心这个部队大纵深推进之后，后勤补给没有跟上，然后部队两翼呢会遭到法国境内英法联军南北夹击，而且一旦遭到这个夹击呢。 德军将腹背受敌，这其实就是这个希特勒和隆德斯泰特都想多了，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法军被打了这么一个措手不及，被打的这么懵登转向，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这么大规模的一场战争，法军竟然敢没有预备队，他们没有想到，没见过这么愣的，那打仗不留预备队，那不知道是吧？竟然这么干。 是吧？所以一下不光把联军打懵了，把自己人也给打懵了啊！所以他们非常担心，特别是这位这个隆德斯泰特大将，啊，后来也是纳粹德国二十六个元帅之一，他呢是德国军事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全名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隆德施泰特，啊，名字越长，证明越是贵族。 父名、母名、什么出生地是吧？然后历史上得过的什么爵位啊，乱七八糟的都得往上一块加。上谁家串门儿的，您您叫什么呀？我叫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隆德施泰特。对不起，我们家没那么多椅子，是吧？您来一个人就完了，您来这么多是吧？又是卡尔，又是鲁道夫，又是格尔德，再加一冯，还有隆德施泰特，在这来好像一二三四五六，来六个人是吧？他出身于呢世代的军人家庭啊，他们家家族世世代代是军人，多少年呢？八百年。 往上倒，他们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军人啊，这家伙杨家将的后代，就这种这种感觉。隆德施泰特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军人，而且是一个典型的老牌贵族职业军人，啊，就是德国军官团，就主要就由这些人组成的。所以呢，他深受德国作战思想的这种影响，精密呀，是吧？准确呀，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先计算后冒险。 作战非常稳重沉着，跟那个诸葛一生唯谨慎，诸葛用兵从不弄险，就这种感觉似的。所以这个希特勒对这个隆德施泰特呢也很尊重啊，因为这个希特勒一般是看不起这些老牌儿军人的。在德国的二十六个元帅当中，隆德施泰特是唯一敢不摘手套跟希特勒握手的啊，其实这是很不礼貌的。隆德施泰特是很看不起希特勒的。 他管他叫波西米亚下士嘛，所以呢，希特勒就跟隆德施泰特交换了意见。那隆德施泰特就说：“这太冒险了啊！这么干的话太冒险了。而且呢，这个法军在准备，听说他准备了六十五个师啊，保卫本土，跟我们决战。我们这一千二百辆坦克是非常宝贵的，不能赶这四十万联军这个下海，是吧？那这没有用啊！你把这四十万就赶这四十万，你用不着费这些坦克，特别是说。” 这个地方我在这儿服过役，我知道这都是沼泽啊。这坦克部队呢也不能发挥作用啊，而且坦克该缺油的缺油，该这个呃修零件的修零件，是吧？包括克莱斯特大将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说自己的装甲部队已经损失了五成战力，不能白白消耗掉。因此，希特勒下令古德里安的部队停止前进。那么， 呃，除了军事上的这个考虑之外，还有一个就跟真功有关了。这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赫尔曼·戈林。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德国仅次于希特勒的人物，是这个希特勒的接班人啊。一开始是鲁道夫·赫斯，后来赫斯吃错药了，那自个儿飞英国媾和去了，变成了这个戈林成了二号人物。希特勒在这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号颁布指示，说我不在的时候，戈林呢。 承担起我对国家的责任。戈林是一战时候的德国王牌飞行员，继任这个里希特霍芬联队的联队长。这个时候呢，战争爆发了，他是纳粹德国的空军总司令，所以呢，他是纳粹德国唯一享有帝国元帅军衔的人。所以咱说德国二十六个元帅，实际上不准确，应该是二十七个。那但是这二十七个里边呢，格林是帝国元帅，比陆军、空军、海军元帅级别都高。 他陆军十九个元帅，这个空军五个，海军俩，再加上帝国元帅格林，实际上是二十七个啊，二十七个元帅。格林是一个三百磅重的大胖子啊，一磅是九两，二百七十斤重。一战的时候是王牌飞行员，这个时候估计已经挤不进机舱了，好大喜功，而且呢，生活骄奢淫逸。他的这个这个有一千套衣服，啊，而且他他那个军服是。 珍珠灰那种颜色，当时他拿这个做军服，的时候，好多部下就跟他讲说这不好看，这是女人的服装颜色。格林说：“我穿了就是男人的颜色，是吧？”所以他好显摆。这个他说说句实在话，希特勒倒是很朴素，格林巨好显摆。出来之后打扮的浑身珠光宝气，那别满了勋章。据说这个格林释放自己紧张情绪，怎么释放呢？ 桌上搁一大玻璃缸，里边全是宝石啊！把手指头插到里边，就来释放自己的这个紧张情绪。他一看啊，到这个西线这个仗打到这份上，全是陆军，尤其是坦克部队出风头露脸，格林有点坐不住了。他这个时候提出来要求，说他率领下的德国空军来解决敦刻尔克包围圈内的英法联军这个。 希特勒呢也愿意让格林露一手啊，巩固呢他纳粹党的副领袖作用。纳粹党呢这个就是格林给这个希特勒打电话的时候也说说这个现在该是让与国家社会主义新帝国紧密联系的空军露脸的时候了，功劳不能归于啊这些普鲁士保守的这个军事贵族领导的陆军。所以希特勒觉得有道理。 啊，有道理。那这个希特勒一直认为，指挥打仗这种事儿谁都干得了，只是需要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所以他命令这个呃陆军停止前进，而指令德国的这个空军啊，向包围圈内的英法联军实施强大的航空火力突袭。对此，古德里安非常恼火。他说：“我想促使希特勒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因素，就是为了戈林的虚荣心。” 当时的这个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啊，在格林给希特勒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好在希特勒身边，围在希特勒身边，然后出来之后，他就恨恨的讲说：“这个愚蠢的大傻逼又在胡说八道啊！这胖傻逼又在这胡说八道是吧？这个给这个忽悠元首。”希特勒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促使他这个要求停止这个陆军的前进，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来自于这个政治方面的。 希特勒呀，一直想诱降英国。在纳粹德国的种族理论里边，英国人属于高等人种啊。希特勒说，英国人是荣誉日耳曼人，不是希特勒征服消灭的对象。希特勒曾经强烈批评过这个一战时候的德皇威廉二世啊，说如果德皇不推行世界政策，不和英国为敌的话，那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就不会失败。所以在希特勒看来。 英国最好就待在你那岛上啊，英伦三岛上，别管欧洲大陆上的事儿。然后呢，我能放你一马啊，留你一条小命。希特勒曾经直言不讳的讲说，英国人应该把黑暗与欧洲留给我。所以呢，这个他想啊，以被困在海滩上的联军为要挟的基础上，跟英国媾和。但是呢，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被他骂为就会抽雪茄的乡巴佬丘吉尔根本就。 这个不买他这个账，大英帝国继续坚持跟纳粹帝国战斗到底，最后还真把联军给撤出去了。希特勒是想挟持人质索要赎金，操！没想到人质跑了啊，自个儿把自个儿给跑了，都没找警察。这个时候，这个英国内部啊，也是面临着战与和的博弈。丘吉尔跟国防大臣埃登主战，而外交大臣呢，哈利法克斯勋爵主和。这个哈利法克斯啊。 号称是绥靖政策的大副啊，船长当然是张伯伦了啊，当然是老首相张伯伦了。本来丘吉尔是当不上首相的，哈利法克斯才是接任张伯伦的第一人选。张伯伦呢，跟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都支持哈利克法克斯啊，因为他们觉得丘吉尔太愣是吧？一战的时候担任海军大臣，指挥这个加里波第登陆战啊，让英国人有多大脸现多大眼啊，所以国王什么也不信任他。 但是民意不支持哈利法克斯啊，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愣的啊，需要一个老愤青，所以哈利法克斯自己就不敢这个不揣冒昧了。在这个敦刻尔克撤退之前，这个哈利法克斯呢还会见了意大利驻英大使巴斯提亚尼尼，想呢通过墨索里尼居中调停跟德国求和。丘吉尔一听这方案就恶心着了啊，通过一个恶心的人跟另一个恶心的人谈一个恶心人的方案，真他妈够恶心的。 是吧？丘就是说，你给我玩蛋去啊！这个时候还求毛的和呀，对吧？但是在前线的这个联军士兵非常困难，死守不可能，已经被包围了，无法展开。几十万人被压缩在海滩上，士气呢也散了，没有补给。你说背水一战吧，联军不是韩信，德军也不是赵王歇跟陈馀啊，而是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纳粹装甲兵。 置之死地，要么跑，要么死，没有后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没办法了，就只能撤。但是呢，撤的难度非常大。首先，船只特别难凑。英吉利海峡风高浪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对吧？尤其是这个月份。 你别看这个英吉利海峡呀，瞅着不宽，最窄的地方只有三十多公里啊。今天咱那个游泳健将是吧，张健都能游过去。但是呢，这片海峡一年当中两百多天的暴风雨啊啊，夏天六米多高的海浪。自从十一世纪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国之后，这片海峡挡住了一五八八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一八零五年，拿破仑渡海攻英，特拉法尔加一战被名将独臂独眼的纳尔逊上将击败，也失败了。一百年后，拿破仑的子孙法国人成功的穿越了海峡，但是呢，不是去进攻英国，而是呢跟英国人一起逃命过去。老家都被德国占了，要想从这个英吉利海峡撤退，路线有三条。第一条呢是 Z 航线，但是呢这条航线呢四十五海里。 纳粹海空军的封锁圈内，甚至纳粹的重炮都能打得到，必死无疑。第二条航线叫 X 航线，这条航线稍微长点五十五海里。可是这条航线倒霉催的呀，为什么呢？英国人自己不久前刚布好水雷，傻眼了，啊，没时间扫雷，是吧？这家伙要过去全沉。无奈只能走这个外航线。外航线呢最长啊，从这个敦刻尔克到多佛九十海里长，撤退的路线最长。 而且各种不能预期的因素也最多，风高浪急呀！六月份正是洋流最为活跃的时候，渔民们是有不成文的规定，小于二十米的船根本不能出海，大型的商船军舰也有航行的这个危险啊！当然了，你航程越长，不确定因素就越多。德国的飞机、游艇在路上有更多的机会袭击，但是呢？ 没办法了啊！华山一条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丘吉尔说：“必须把海那边的孩子们接过来，要不然咱只能靠童子军保卫英国了。因为英国跟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不一样，他这个时候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仍然是志愿兵役制。就这几十万老兵是英国唯一会打仗的人，是吧？你要把他们都给弄得全军覆没了，这新兵你得有时间训练啊，所以只能靠童子军了。时间紧，任务重。” 本来三个地方可以一起撤退，布伦加莱、敦刻尔克，可是布伦加莱被德军占领了，没辙了，是吧？萨米耷拉眼的去敦刻尔克吧，啊！英国指令海军中将拉姆齐啊担任发电机行动计划总指挥，另外呢组成了一个十六人的参谋班子，统筹指挥敦刻尔克的撤退。而这个时候，联军唯一的生路就是敦刻尔克四十公里长的海岸线。 但是呢，自五月十号以来，两个星期里，海岸线一直遭到德军的猛烈轰炸。唯一可以提供船停泊的，只有一条不足一千二百米长的东堤。就是这一千二百米的东堤，成为几十万联军的生命线。五月二十六号下午六点五十七分，拉姆齐将军下令实施发电机计划。 拉开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序幕。一开始啊，丘吉尔说能撤出个两三万人就行啊，三四万、四五万这最好了啊，只相当于被围英军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是呢，最后到底撤出了多少？这些人遭遇了什么？咱们下边再讲。